一九四零年七月三号上午六点二十，英国舰队在旗舰“胡德号”的率领下抵达了奥兰港湾的入口处。啊，在峡湾之间一字排开，对港口呈包围之势。一开始呢，法国人还不知道灾难已经降临到自己的头上，以为英国舰队是在地中海附近围捕德国潜艇，因此一直就没当回事儿。过了一会儿啊。 这个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，因为他们看见呢，不远处的英国舰队已经开始在港口处密密麻麻投下了大批水雷，这是啥意思啊？不让我们出港吗？啊！就在法国人懵逼的时候，一个英国海军军官乘着摩托艇驶进港口，把最后通牒递到了这个法国人手上。通牒的大意是这个这么几条：第一条，加入皇家海军。 一块共同抗敌啊！啊估计呢，这个你们答应啊，够呛啊。第二条啊，在英国的友好护送下，你把军舰开到我们英国控制下的港口，我们给你养护，四 S 店免费保养、换机油、滤嘴、过滤网、打蜡、喷漆，包您满意，是吧？然后桑拿服务一条龙全有，是吧？第三一条，既然你们觉得我们这儿条件不好，没关系，那那就麻烦您挪挪地方啊，我给你们这个。 护航啊，反正你们家殖民地也多，北非这块地儿干了吧唧的，是吧？也不一年下不了两滴雨，也不不宜居，是吧？你在这儿干嘛呀，对吧？你去这个西印度群岛驻泊吧，啊，美国同志保护你，啊，那地方多好啊，是吧？喝着果汁阳光沙滩，比基尼美女，是吧？你去那儿就行，是吧？如果都不行的话，那你们就坐沉海底吧，打开军舰的通海阀门就沉，是吧？要不呢？ 呃，我们就开炮了啊！我们好话说尽，你别给脸不要啊！当然，这个英国人没说的这么难听啊。法国人是比较要脸的啊。对于这个英方的这个答应，法国舰队司令让苏尔将军拒绝答复啊，心说已经停战了，好不容易可以喝酒泡妞了，干嘛又让我们打呀？是吧？而且人家希特勒希特哥承诺了，不征用我们，别苦苦相逼，好不好？ 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大家都是出来混的，谁没有求着谁的时候啊？谁没有个山高水低、马高凳短的时候，是吧？但是英国人说了，这是你们自作多情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之前我们前首相老张头，是吧？我们还拿着 A H 签名的保证书呢，还说骗人是小狗呢。结果这希特勒忽悠我们老张头说给我们一个时代的和平，结果呢，是吧？赶紧的，甭废话，赶紧给答复。 是吧？让苏尔就急了，大骂英国政府背信弃义啊，并且拒绝任何答复，懒得搭理这个老约翰啊。其实，在这封信上，我们看到英国人开列的不是条件，就是威胁啊。至关重要的是，这个时候达尔朗上将啊旅游呢，是吧？黄金州堵路上了，啊那要堵路上了，熬的手机都没电了。 啊，所以让苏尔将军联系不到他啊，怎么办？让苏尔呢就把这个情报通报给了海军总部啊。海军总部的官员都是一帮老愤青啊，也不知道当时打德国的时候上哪儿愤去了。经过慎重研究，愤怒的老愤青们向官兵发出号召：地中海所有法国海军部队进入备战状态。盟友之间的一场大战。 在所难免。法军进入战备状态的举动，使得英国人大为恐慌啊！哟呵，这帮怂包横起来了，不泡妞了。那他们看见法舰烟雾升腾，生火待发啊！港口处法国陆军甚至调来了一批野战炮，布置在周边要塞，准备配合海岸炮台，居高临下，炮管齐刷刷对准了英国舰队。咋办呢？ 啊，赶紧谈判吧！啊，结果这个时候的让苏尔却拿出了法国人装逼似的高傲，拒绝跟英国他代表啊见面，让副官去谈。副官懵逼了，这这这这这哪跟哪儿啊？是吧？平时我就是给长官打打字、擦擦鞋、泡泡茶，现在突然让我谈判，是吧？啥情况啊？问题是这哥们也是一个愣头青啊，是吧？让我去跟英国人投降？ 是吧？那那跟屈服于德国人有有有啥区别啊？我就不啊！英国人也沉默不语，就是不住的摇头，是吧？谈判就陷入到了僵局。于是双方就这样剑拔弩张对峙了整整半天时间。到了下午四点四十六分，英国舰队司令萨默维尔中将接到了一封丘吉尔亲自拍来的报告啊，这个电报，尽快解决问题。 否则，你将应付法国援军。思虑过后，五点一刻，萨默维尔中将向法舰敦刻尔克号发出最后一封警告：如果五点半以前你们仍不接受我方任何一项建议，我方只能开炮把你们的军舰击沉。这个时候，让苏尔异常的淡定。你吓唬谁呢？爷是吃饭长大的啊，可不是被吓唬长大的。 他以为英国人也就咋呼咋呼，威胁一下不行就撤了啊！因此呢，当他的这个下属提出啊先发制人，率先开火的时候，让苏尔将军说不行啊，无旨不得先行开炮，必待敌船开火时准回击，违者虽胜犹斩 啊，这段是不是特别熟啊？是吧？说让苏尔怎么文学修养这么高啊？啊，这是1884年马尾海战，福建水师啊被孤拔法国海军打得全军覆没，是吧？就是这个福建水师当时请示自己的福建船政大臣，是吧？张佩伦，那啊不是张伯伦啊，不是张伯伦的弟弟，那是张爱玲的祖父，就请示他的时候下了命令啊。如今命运轮回，轮到法国人遭难了，法国人把先发制人的机会拱手让给了。 对手就这样，五点半整，英国旗舰胡德号啊开出了第一炮，十五英寸口径啊，就是三八一毫米啊，超大口径炮弹雨点般的砸进港口啊。英国人充分展示了绅士风度，说啥时候打你就啥时候打你。我们是讲信誉的国家啊，我们是高尚的人啊，我们是。 有道德的人，我们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我们是纯粹的人啊！不像小日本那臭不要脸，开战个半个小时了才把宣战书递进去，是吧？所以，皇家海军在驱逐舰烟雾的掩护下，利用胡德号、英勇号、坚决号三艘战列舰上的巨炮对港内法军进行炮击；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上起飞的战机向港内法国军舰投掷炸弹。仅仅一刻钟。 战斗宣告结束，法国布列塔尼号战列舰被击毁，敦刻尔克号搁浅，普罗旺斯号被冲上浅滩，仅有斯特拉斯堡号穿过英军火力封锁，逃回了土伦。法国海军阵亡一千三百名水兵，损失三艘主力舰；英国海军仅仅损失一艘驱逐舰、五架水上攻击机。 有意思的是呢，英国海军损失的那艘驱逐舰啊，居然是被一艘意大利潜艇马肯尼号击沉的。这个实际上在英舰前往奥兰港的途中，这艘东游西荡的意大利潜艇就发现了庞大的舰队，那无奈英国舰队航速太快，意大利潜艇拼了老命啊，没追上。除非英国海军舰队后边拖一披萨还差不多，是吧？只能远远的发射了几枚鱼雷，也没能命中啊。 消息传回到法国，达尔郎是勃然大怒，命令维西法国空军报复性空袭直布罗陀。贝当政府断绝了跟英国的外交关系。弩炮行动虽然缓解了英国的海上压力，但是由于这场本可以避免的战斗，维西法国跟英国反目成仇，失去了舰队强有力的支持，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也不再有保证 军力分布广泛的英军也不可能再帮他，这位日本夺取法属印度支那就埋下了伏笔。同样，夏尔·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，因为这场运动里外不是人。一开始呢，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，不少法国人是支持抵抗的戴高乐将军的。但是自从奥兰海战之后，维西法国借题发挥。 把戴高乐说成是英国的傀儡，就像贝当之于德国啊，咱都是走狗，是吧？黄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，是吧？谁也不比谁强到哪儿去，是吧？因此，戴高乐也被法国民众视为卖国贼，对自由法国是敬而远之。英国人虽然取得了大胜，但在世界舆论面前啊，却被鄙视了很久啊。丘吉尔当时说了一句话：“说我把。” 对我们此次行动的审判满怀信心的交给议会，交给英国，交给美国，交给世界，交给历史。所幸的是，奥兰海战发生之后，英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纷纷看清了丘吉尔的决心，知道英国这次不是说着玩了，不是喊喊口号的算了，连盟友都能动手，更甭说打纳粹了。这也为后来获得美国支持奠定了坚实的信心。 此后，英国人就像孤胆英雄一样，凭借英吉利海峡，在空中与纳粹进行了一场直接对垒。那么，到底鹿死谁手呢？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